乔一帆的态度果然很端正。再说高英杰的魔道学者也已经被扔远，没法多做交流。乔一帆继续操作着他的一寸灰，整理着场面。不错的阵鬼，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又一人骑着扫把飞到，但这次可不再是高英杰。面对昔日的队长，乔一帆情不自禁的有些畏惧，一时间竟然忘了该如何应对。 看到包子入侵的流氓非常鬼祟的提了块砖，悄然摸到王杰希的魔道学者背后时，竟然下意识的叫了一句“当心”。其实，王杰希哪会这么容易就被偷袭到？那边黄少天的剑客突出来的一剑，他都注意到了，更何况包子这点并不高明的手段。躲避黄少天那一剑的同时，顺便也就被包子入侵这一桩给避开了。 叛徒！包子却全当因为乔一帆的提醒，气得大叫：“啊！”乔一帆瞬间也反应过来了，羞愧满面，几乎没脸面对这一屋的人了。不管他的提醒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作用，但在那一刻，他确实叛徒了。在微草虽然只一年，但这一年对他的影响显然并不简单。 避过两人偷袭的王杰希，驾驭着他的魔道学者，像是一辆赛车似的在人群中漂移着。黄少天一时有点追不上他的节奏，手下剑客索性剑一抬，顺手就朝身边的豹子入侵劈过去了。“哎呦！”包子惊叫一声，连忙让包子入侵跳开，但黄少天的剑技此时已经滚滚而来。乔一帆急于澄清自己，一寸灰像个狂剑士似的。 勇猛地扑上去，要掩护包子入侵，结果魅光的召唤兽早一步杀了过来，连包子入侵带黄少天的剑客一起团团围住。喂，是我是我，你别搞错了！包子连忙朝罗辑叫着，罗辑很无语，自己看起来有傻到不分敌我的地步吗？剑光一阵纵放。 昧光围上去的数个召唤兽，竟然硬是被黄少天的剑客全都给展开了。罗琦目瞪口呆，大神的强悍果然不能用常理来揣度，这样居然都没围住。就在此时，一个术士的咒术六星光牢自地上浮起，华光，正是要将黄少天的剑客给困住。一个刹那间，黄少天也是感慨万千。 剑客转动视角，朝放出这死亡之门的术士方向看了一眼。魏琛这正吹呢，想当年我一个六星光牢将黄少天那小子完全困住，在网游里风光无限的 BOSS 猎手，哼，笑话，遇上我。说话间。 就见黄少天的剑客身形一侧，在六星光牢完全凝结前的一瞬间，从两道光柱之间侧身闪了出来。玉少，你怎么样啊？包子问道。还真有听魏琛吹嘘的。哎，今非昔比啊！看到黄少天在如此状况下还能脱身，魏琛一脸唏嘘。如今的黄少天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可以随便被他拿捏的少年了。 作为联盟当打之年的顶尖大神，拿捏他还差不多。结果展开了魅光的召唤兽，避过了六星光牢的黄少天，不去理会就在身边的包子入侵，真的就朝魏琛的迎风布阵冲来，要拿捏他了。我去！掩护！魏琛真是一点也不矜持，遇到强劲对手转头就跑的操作特别流畅，特别潇洒。哪儿跑？ 结果，之前被乔一帆的一寸灰砍飞的卢汉文又杀回来了，配合黄少天的攻势，将魏琛的迎风布阵给拦了下来。这是蓝雨战队队史上最年长者和最年轻者的对决。兴进的诸位情不自禁的都朝这边望了支援，支援啊！结果他们看到的就是魏琛一边大喊，一边让迎风布阵继续逃窜的画面。 面对年纪成二都不如他的卢汉文，魏晨依然毫无矜持的潇洒。支援很快就到，武臣的小枪调转炮口过来掩护迎风布阵，陈果的朱烟霞也有样学样。不过卢汉文操作灵活，小剑客硬是在两个枪炮师的炮火中穿梭，两个枪炮师的水准也在卢汉文剑客的走位中分出了明显的高下。 朱燕霞的攻击落点明显距离卢汉文的剑客要更远一些，而且这不是和武臣枪炮师呼应的配合，只是他的预判更加不准确罢了。于是就见炮火中魏晨还是被卢汉文追得满场飞奔，如此狼狈，让黄少天都不好意思过来二打一了。结果谁都没有留意到，星星阵中的牧师在此时悄悄开始了一个吟唱。 卢汉文的剑客一步踏出，安文逸的小手冰凉，十字吊坠挥手一斩，神圣之火的火焰几乎在这一瞬间就开始蔓延开，将卢汉文的剑客给吞没了。他根本没有避开的机会，他甚至就没看到神圣之火那一小朵火焰。他察觉时，自己就已经中招，被封印了技能。哈！ 韦琛大笑着，从狼狈的逃窜到突然意气风发的反戈一击，他过渡的依然十分潇洒。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经验？没人说得清楚。所有攻击在这一瞬间齐齐指向卢汉文的剑客，小剑客看似只是封印了三秒的技能，行动如常，但任何一个高手都清楚。 单靠前后左右这样的普通移动走位是不足以应付复杂的战斗局面的。有时一些移动在攻防中可以利用技能变换的效果来实现，这样会更有效果，角色的移动看起来也会更加的迅速。此时的卢汉文三秒内完全无法使用这一类的技能，对手如果只是陈果这样的，那不是什么大事。但眼下有武臣。 还有更为老辣的魏琛。三秒技能封印结束的时候，卢汉文的剑客又已经中了迎风布阵长达五秒的束缚术。这次用技能是没问题了，但角色无法移动。面对远程职业，卢汉文的剑客顿时成了一个只能挨打的木桩。就连朱烟霞的卫星射线，这次也准确的把他从头轰到了脚。小罗。 黄少天哪会坐视不理啊？早就来救，结果剑走半途，却又被另一道剑光拦住。君莫笑身形闪出，归剑入鞘，千机伞平举。喂，好你个家伙，正好领教一下！黄少天凝神抽剑，跟着就被召唤兽给包围了，一个个的簇拥着他，好像等他发糖一般。混蛋，单挑啊！黄少天怒吼着，神经！ 君莫笑平举的千机伞火舌喷出三发反坦克炮，配合着召唤兽的攻击，直接将黄少天的剑客炸飞了。跟着视角转动，观察着战局。林敬言、包子，同是流氓的二人此时对上交手了数合。哎，你的水平不错啊！包子惊讶：“呃，比起第一流氓怎么样？”一句话就戳了林敬言的痛处。 这是何等天然的垃圾话水平啊！舔着脸说：“我就是第一流氓。”林敬言又不是魏琛，他自己也明白，他现在的水平比不上唐昊，而且即便是他巅峰时的状态水平和如今的唐昊相比，可能也会输多胜少。可即便是这样，林敬言也总不能坦然的去给包子分析自己比起唐昊来说怎么怎么不如吧。 第一流氓是你的志向吗？林敬言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不，我的志向是打倒你！包子说道。哦，林敬言意外，原来还是一个以自己为目标的吗？这种也算是一种粉丝吧。正准备当一个好前辈，开口鼓励几句，就听包子又接着说：“报上名来吧。”林敬言的心都碎了。 合着你不知道我是哪位啊？转念又一想，自己真猪啊！就听你水平不错一类的话，早该知道对方并不知道自己身份呢。可是眼下的情况，自己挂霸气雄图的工会名号，流氓的职业，自己是谁，这很难看出来吗？而且不知道自己哪位，就以打倒他为目标，难道说这是不好高骛远、志向摆当下的概念？ 林静言有点茫然了。喂，我问你名字呢，结果对方还不依不饶了。你猜？林静言真看不出这家伙到底是不是存心。我去，无聊，幼稚，小孩儿。林静言真希望这家伙能去挑战一下唐昊。激战的场面让围观玩家完全呆掉了。 他们都知道，眼下他们工会出战的都是各自战队的全明星选手，但是目前在和星星来人的对战中，貌似一点也不占优啊！最悲剧的就是蓝雨，卢汉文追得太猛，被人抓住，此时眼看就要挂了。兰西阁于是也成了第一家反应过来的工会，会长春毅老跳脚，都看什么呢？上，杀 BOSS 还是？ 有人问了一句，大家再次恍惚。转眼一看，猎屏群山野徒 BOSS 影子军师沙寒此时特别孤独，特别寂寞的在一边遛弯呢。被如此多的玩家围着，但却无人对他动手动脚，放任不理。这种待遇恐怕他还从来没有过吧？呃，春一老一时间顿时觉得好像掺和着对决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应该端正工会该有的态度去杀 BOSS 才对。可是他们朝 BOSS 动手的话，其他两家呢？春毅老向另两家工会看去。飘，已经不是只有两家了。春毅老顿时发现，道镇的工会已经不只是他们三大工会——星星、翼展、岳云、鹤武、昭华的五大工会联盟军到镇了。东边来了一伙。 是百花谷的人，西边来的是烟雨楼的，南来有轮回，北面，哎呦，是久没注意到过的嘉王朝呢。热闹了，春意老心下说着。不过对一会之长来说，比这更壮观的工会大乱斗都经历过，而他此时在关注的是这些道镇的工会中藏着多少职业选手。